一九四一年九幺幺，那这个九月十一号深夜，就在苏军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光芒万丈的古德里安身上的时候，在基辅南方盘踞休整已久的克莱斯特装甲集群啊，吃饱了喝胀了，咱跟皇上一样了啊，装满了弹，加满了油，突然扑向守卫基辅南面的苏联第三十八集团军。这天儿啊，下起了瓢泼大雨啊。 虽然给行军造成了很多不便，但是呢，给自己的行动装了一个非常好的伪装罩。据说很多负责警戒的苏军观察哨竟然以为是自己人的部队，任由德军无害通过。克莱斯特也就一路畅行无阻，直达三十八集团军司令部。然后，三十八集团军就没有然后了。 脑袋都没了，还打啥呀？据说三十八集团军司令单枪匹马，只身逃出重围，跟赫鲁晓夫会合啊，然后跟贺爷说：“爷，赶紧走，再等都得死在这儿啊！”不到一天时间，整个集团军防线土崩瓦解，克莱斯特兵不血刃，一路向东，跟他的老伙伴古德里安会合。 现在这情形很熟悉了吧？之前中央战场的古德里安和霍特这对古惑仔，现在换成了古克仔。南方战场也出现了德军两支齐头并进的装甲部队，对这几十万苏联西南方面军开始包饺子了。现在都这样了，不用说什么战略家、战术家，不是猪脑子的，不是脑进水了，都应该给这几十万大饺子馅儿找活路。 但是斯大林仍旧坚持。有人说是为了尊严，也有人说是为了护住这占了苏联一半以上的粮食和三分之一煤炭的聚宝盆。不管怎么说吧，就一句话：想撤没门儿。面对这样丧心病狂的领袖，布琼尼再也等不了了。他这次企图用一种农民式的朴素智慧给斯大林来个巧妙回复。朱可夫后来称之为“有条件坚守”。 在给斯大林的报告中，布琼尼先是分析了现在极端被动的局面，然后说，如果在我方侧翼没有一支大兵团预备队的情况下，现在坚守是无效的。因此，西南方面军理应有充分理由撤退，并且如果撤退行动遭遇延期，那不可避免的会有重大损失。 这封非常有战略水准的分分析报告在递上去之后会怎么样呢？斯大林也用他朴素的智慧给这位老伙伴一个特殊答复。九月十三号，一位最高统帅部代表飞到西南方面军司令部，传达了最高统帅的命令，免除谢苗·布琼尼西南方向司令职务，令其即刻交接工作，前往莫斯科述职。哦，好吧，这对于老元帅来说也是好事儿，至少不用亲眼看着下面这些兄弟们。 被干掉。据赫鲁晓夫回忆说，布琼尼没说啥话，扭头便走。这大概就是哀大莫过于心死最好的诠释吧。布琼尼走了，谁来陪伴这支部队度过最后时光呢？艰巨的任务再次落在了天出名将亮闪闪的铁木勋哥铁大帅身上。有段时间，铁木勋哥有了一个苏军送葬人的称号啊，也是。 之前见证西方面军支离破碎，现在呢又要看西南方面军万劫不复。据朱可夫说，斯大林选择铁木辛哥的原因，首先是德高望重，论资历能接不琼尼的也确实就是他了。然后呢，就是这个铁帅刚刚经历了斯摩林斯克战场的洗礼，已经充分了解了德国人的战术特点，因此呢，铁帅这次挺身而出，担当救火队员的角色。 既然要救火，得带着水箱、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吧。赫鲁晓夫在送走这个布琼尼之后，迎接这位新任钦差，迫切的问：“大帅，您这次奉旨前来，请问援军有多少啊？”铁木辛哥无奈的摸了摸自己的大秃瓢，说：“这个斯大林同志没给我提援军的事儿啊。”啊，赫鲁晓夫也摸了摸一样的脑袋，啊，哦，那好吧，事到如今还能说啥呀？啊 铁木辛哥来到指挥所，看了看地图上的形势，沉思了一会儿，说：“我觉得布德帅说的是对的。”啊，这时候身在基辅的基尔波诺斯致电总参谋长沙博什尼科夫元帅，用哀求的语气请求撤退：“德国鬼子真把我们包围了，看在党国的面上，放兄弟一马吧。”但沙大帅跟斯大林通气之后得到的回应是：“我认为。” 西南方面军被包围的可能性只存在于他们司令的幻想中，无所谓了。你现在同意也罢，不同意也罢，就算真的要撤，在已经形成了的包围圈里突围也不太容易了。所以现在看来，铁大帅就是打算抗命，让部队撤退。时间也已经不在苏联人这边了。九月十四号，克莱斯特装甲集群从南面攻陷卢布内。 古德里安从北面拿下了洛赫维察，这两只大铁钳子在苏军后方正式合拢。有德国随军记者拍摄了一张两军会师的照片，并且配文 g 和 K 一起出现的那一刻，意味着苏联整个西南方面军正式落网。在这张大网里，有苏联整整四个集团军，将近七十万人。” 很多人现在都不相信这帮老汉子是怎么突进到后方的。不过现在研究这些没什么意义了。此时的基辅，整个西南方面军周围的空气中都弥漫着窒息的紧张感，就跟头上一直悬着一把刀一样，不清楚什么时候落下来，但是都确定一定会落下来。 这个时候，军队中开始散布谣言啊！指挥部里的基尔波诺斯故作镇定的看着地图，什么都没做，因为什么也做不了了。九月十六号，后来的巴格拉米扬元帅，这个时候还只是上校，飞来基辅，代表在哈尔科夫的西南方向司令铁木辛哥，向基尔波诺斯口头转达了同意退却的命令。总算遇到了点头同意的，那就赶紧撤吧啊！ 但是呢，小鸡同志拒绝了，对巴格拉米扬说：“你有书面命令吗？这幸福来得太突然了，我不太相信。”巴格拉米扬说：“事情紧急啊，而且事关重大，我只是口头转达。我要是带张纸来，万一德国人把我俘虏了，知道咱要跑，一定会提前进攻的。”基尔波诺斯想了想：“我还是等待上级的书面命令吧。”巴格拉米扬：“草泥马，这事儿也不能怪小鸡啊，跟狼来了的故事一样，一次一次被拒绝，突然同意。” 而且是口头转达，还是铁木心哥的命令，不是最高统帅的命令。万一事后追究责任，这光头不认账咋办？那我不得身死名裂。因此，现在看来，苏军最后撤退时间就这么戏剧化的耽误了。然后，德军终于进攻了。十六号同一天晚些时候，德军又派出了第二十九步兵军啊，这事儿挺有意思的。How are you? How old are you？为什么总是你啊？其实这也算是给他们点补偿。当初拿他们试水，现在呢给你们记头功的机会。二十九军配合强大的火力支援，对基辅进行了第一波打击。对于基尔波诺斯来说，虽然已经被包围了，但是毕竟这里有赫鲁晓夫之盾，抵挡一阵子没问题吧？但是老基太天真了，所有人。 都没有了心气儿去抵抗，尤其是高级将领纷纷扔掉自己的部队逃跑。最具代表性的就就是第三十七集团军司令，日后成为苏联头号叛徒的弗拉索夫中将。这老哥据说为了好跑，乔装打扮成农民，骑着驴一路往东撤。很多军官为了保命，直接把自己的党证烧了再跑。知道德军痛恨党员，尤其是当政委的。 所以说基辅防线的苏军几乎没有像样抵抗，纷纷溃逃。仗打到这个份儿上，在指挥部的基尔波诺斯也甭苦撑着了，赶紧撒丫子撩吧。不过人家是战斗英雄，哪能干这种事儿？我得请示一下再跑。到了九月十七号深夜，基尔波诺斯联系上了最高统帅部，请求批准撤退。这次斯大林没吭声，沙波什尼科夫的回答是。 同意撤退，基尔波诺斯心说：“其实跟你丫说都多余，早干嘛去了？”九月十八号凌晨，苏联各部队开始根据基尔波诺斯的命令，分别组织撤退行动。还组织啥呀？各顾各吧。苏联第二骑兵军作为斧头，奋力在东方打开一条缺口，苏军就像开闸洪水一样往东泄去。根据计划，基尔波诺斯带着手下的二八九步兵师往东撤。 他们选择的突破口就是洛赫维察，也就是古德里安司令部的驻地。你就看你选这破地儿吧，啊，老基后来有那结局也就不奇怪。你说基尔波罗斯不知道这是古德里安的大本营吗？一把钻到这老流氓怀里，有你好吗？是吧？其实老基真不清楚，他天真的以为古德里安还在他的成名地罗姆内呢。就这样跑了两天，人是越打越少，德军是越打越多。到了九月二十号。 吉尔波诺斯迎来了他人生中的最后一天。这一天天气不错，没有雾霾。吉尔波诺斯身边就带着一千多人，得心应手的在德军包围圈里闪转腾挪。看来小鸡同志适合干特种兵，带领精英部队深入敌后。关键他带的这支部队太精英了，总共一千一百多人，军官八百人，少将以上的高级将领十几个。这要是被…… 德军哪支部队俘虏了？希特勒得给每个人一个香吻。上午十点，一行人从一个村子里出来啊。头一天进行了不错的休整啊，吃得好，睡得香啊。但是呢，估计在村里呢没干啥好事所以有老乡告密，德军追兵到了。这波德军隶属莫德尔第三装甲师，为了这次围剿，带上了全部家当，整整十辆坦克。 然后就甭废话了啊，开干吧啊！结果就是这波苏军啊，其实呢应该叫这波苏官更合适，要么死，要么伤，要么跑，要么降。吉尔波诺斯被炮弹震昏，让旁边人呢抬着撤到了树林里坚守。他们在这儿呢打退了德军一次又一次的进攻。到了下午六点，德军调来了重型迫击炮，一顿狂轰滥炸之后。 基尔波诺斯被一门弹片击中头部，这位苏联英雄、方面军司令、陆军上将，结束了他非同一般的人生。时间到了四一年九月二十六号，在强大德军的围追堵截、穷追猛打之下，包围圈内的苏军基本上被肃清了。一部分勇敢的士兵退到了洛赫维察周围的沼泽地，将战斗呢延长到了十月上旬。但是这些英勇的举动对大局已经没什么影响。 整整五个集团军，总计八十五万人的西南方面军被尽数围歼。德国人后来说，他们一共抓获了六十六万五千名俘虏，但苏联人硬说呢，西南方面军总共才六十七万五千名官兵，其中有十五万五千人在九月底以前就冲出了包围圈，减去死伤人员，因此被德军俘虏的士兵顶多不会超过二十万人。不过呢。 去争论这些具体数字已经没什么意义了，事实在那儿，细节不重要了。在这场这个围歼战役中，是吧？你想啊，六十六万五千人被合围啊，是吧？中国三大战役规模最大的是淮海战役，是吧？歼敌一共五十五万五千，伤亡服，对吧？这可倒好，一个方面军七十万人，六十六万五千人被围，就意味着什么？就意味着真的是。 没有抵抗，六十六万五千个西瓜得抱一阵子吧，六十六万五千只鸡得宰一气吧，六十六万五千只鸭子得抓一阵子吧，这可倒好啊！兵无斗志是事无战心，甚至有的军官在突围之前喝光了伏特干打光了枪里的子弹，突围，那你不是找死吗？啊！所以愚蠢，真是一将不立啊，累死三军。 想收看或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快去微信关注“寻迹讲堂”。